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玉兰问许三观：“哎，你说？” 谁快要死了？许三观在凳子上坐了下来，跟龙，和我一起卖血的跟龙啊，哈哈，呃，就是我爷爷村里的跟龙。许玉兰不知道跟龙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快要死了，他把钱放进衣服里面的口袋 没有听许三观把话说完，就出门去买鱼、买肉、买烟、买酒了。许三观一个人在家里，先是坐在凳子上，坐了一会儿，他觉得累，就躺到了床上。许三观心想：连坐着都觉着累，自己是不是也快要死了呢？这么一想。 他又觉得胸口闷得发慌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头也晕了起来。他想了起来，跟龙就先是头晕，后来头就靠在了桌子上，再后来，他们叫跟龙，跟龙就不答应了。许三观在床上一直躺着。 许玉兰买了东西回来后，看到许三观躺在床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就躺着吧，你卖了血，身体弱。你就躺着吧，你呀，什么都别管了。等到二乐的队长来了，你再起来，啊。”傍晚的时候，二乐的队长来了，他一进屋。 就看到了桌子上的菜，嘿嘿嘿，哎，这么多的菜，哎，这桌子都放不下了，哈哈哈！哎，你们太客气了，呃，哎呀，还有这么好的酒啊，啊，哈哈哈！然后他才又看到了许三观，他看着许三观说：“哎呀，哎，你好像是瘦了啊。” 哎，比上午见到你时瘦了呀！啊，许三观听到这话，心是直往下沉了。他强作笑颜，哈哈，呃，是是是，我是瘦了，是瘦了。哎，队长啊，呃，你坐下啊。哎，呃，隔上半年一年的，我倒是经常见到有人瘦了。 呃，隔了不到一天呐，这人就瘦了，这我还是呃第一次见到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呃，二乐的队长说着，在桌子前坐下来，他看到桌上放了一条香烟，不由就叫了起来：“啊！啊你们还买了一条香烟啊？哎，吃一顿饭抽不了这么多香烟啊！” 队长，这呀是送给你的，你抽不完就带回家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二乐的队长嘻嘻笑着点起了头，又嘻嘻笑着把桌上那瓶酒拿到手里，右手一拧，拧开了瓶盖。他先把自己的杯子倒满了，再去给许三观的杯子里倒酒。 许三观急忙拿起了自己的杯子。哎呀，队长，我， <laughs> 你看，我不会喝酒啊。哎， <laughs> 不会喝酒。哎呀，不会喝酒，你也得陪着我喝啊！我呀，不喜欢一个人喝酒，有人陪着喝，喝酒啊才有意思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许玉兰在旁边说。 许三观，你呀，就陪着队长喝两杯呀。许三观只好将杯子递给了二乐的队长。二乐的队长倒满酒以后，让许三观拿起了酒杯。二乐，一口干了啊，干了！队长，我我就喝一点吧。呃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说。 哎呦，全喝了，全喝了！哎，这叫感情深嘛，一口吞嘛！啊啊，感情浅嘛，那就舔一舔嘛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许三观就一口将杯中的酒喝了下去，他觉得浑身热起来了，像是有人在他胃里划着了一根火柴似的，身体一热，许三观觉得。 力气回来了一些，他心里就轻松了很多。他夹了一块肉放到了自己的嘴里。这时候，许玉兰对二乐的队长说：“队长，二乐呀，每次回家都说你好，说你善良，说你呀平易近人，嗯，说你一直在照顾他。”许三观想起来。 二乐每次回家都要把这个队长破口大骂。许三观心里这样想，嘴上则那样说着。他说：“ <laughs> 二乐还说，呃，你这个队长办事儿让人是心服口服啊。”二乐的队长则指着许三观说：“哎哎，你这个话，哎，说对了，说对了，哎，来，哎，干了。” 许三观又跟着他把杯中的酒一口喝干净。二楼的队长抹了抹嘴巴说：“啊，我这个队长，啊，不是我吹牛啊，那是方圆百里都找不出一个比我更公正的队长来。那我办事有个原则，那就是一碗水要端平啊，端平啊，那就什么事到我手里，呜呜。” 我都都把它抹平了啊！哈， <laughs> 来来来来来来，许三观觉得头晕起来了，他开始去想根龙，想到根龙还躺在医院里，想到根龙病得很重，都快要死了，他就觉得自己也快要躺到医院里去了。 他觉得头是越来越晕，眼睛也花了，心脏是咚咚乱跳。他觉得两条腿在哆嗦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连肩膀也抖了起来。二乐的队长看着许三观说：“哎，哎，我说，哎，你哆哆嗦什么呀？我，我，我冷，我我我觉得冷啊。” 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这这酒喝多了，哎，人就会热了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干了干了。二楼的队长说着，随后举起了酒杯。许三观连连摇头：“啊啊，不不不不，我不能喝了。”许三观在心里头说呀。 我要是再喝的话，我真会死掉的呀！二乐的队长拿起许三观的酒杯，又塞到了许三观的手里。来来来来，一口干了，嗯，干了！来，队长，队长，我我真的我真的不能喝了，我身体不行了。 我我我会晕倒的，我脑袋里的血管会破掉的呀！二乐的队长拍了一下桌子说：“哎哎，这喝酒啊，就是要什么都不怕，嗯，哪怕会喝死人，那也要喝呀！啊，这叫宁愿伤身体，不愿伤感情啊！啊，哎，我说。” 你和我有没有感情啊？啊，哎，有没有？哎，就看你干不干这杯酒啊！许玉兰在一边说：“许三观，你你快一口干了。队长说的对，宁愿伤身体，也不要伤感情啊。” 许三观知道许玉兰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呀，许玉兰是要他为二乐想想啊。许三观心想，为了二乐，为了二乐能够早一天抽调回城，就喝了这一杯酒吧。于是，他一口就喝掉了第三杯酒。 然后啊，他就觉得胃里像是翻江倒海一样难受了起来。他知道自己要呕吐了，赶紧跑到门口，哇哇吐了起来，吐得他腰部一阵阵的抽搐，疼得直不起腰来。他在那儿蹲了一会儿，才慢慢的站起身来，抹了抹嘴，眼泪汪汪的回到了座位上。 二乐的队长看到许三观回来了，又给他倒满了酒，把酒杯递给了他。哎，来来来，呃，再喝啊，呃，宁愿伤身体啊，不愿伤感情啊。来来来，哎，再喝一杯啊。来来来，哎，干了。许三观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为了二乐呀。” 为了二乐，哪怕喝死了，那也要喝呀。他接过酒，一口喝了下去。许玉兰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开始害怕了。许三观，你别喝了，你会出事儿的。二乐的队长摆了摆手，哈哈。 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哈，不会出事的。哎，来，来，来，倒上，倒上啊！哈哈，他又给许三观倒满了酒。嘿嘿，我呀，最多的一次，我是喝了两斤白酒啊，啊，呃，喝完一斤的时候啊，哎呀，那是实在是不行了，哎，不行了，我呢，就挖了一下舌头根子。 我在地上吐了一滩呐，把肚子里的酒都都吐干净了。嘿嘿，我呀又喝了一斤。哎，说着，他发现酒瓶子空了，就对许玉兰说：“呃，你再去买一瓶白酒啊啊，再买一瓶。”这天晚上。 二乐的队长一直喝到有醉意了，才放下了酒杯，摇晃着站起身来，走到了门口，侧着身子在那儿放尿了。放完尿，他慢慢的转回身来看了一会儿许三观和许玉兰，他然后说：“嗯嗯啊，呃呃，哎，今天，呃，就喝到这儿了，啊。” 呃，我下次再来喝喝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二乐的队长走后，许玉兰把许三观扶到了床上，替他脱了鞋，脱了衣服，又给他盖上被子，安顿好了之后，他才又去收拾桌子。 许三观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不停的打着嗝。打了一阵子之后，鼾声响起来了。许三观一觉睡到了天亮，醒来的时候觉着浑身酸疼。这时候，许玉兰已经出门去炸油条了。许三观下了床，觉得头疼的像是要裂开似的。 他在桌旁坐了一会儿，喝了一杯水，然后他想到了根龙。这会儿都不知道根龙怎么样了。他觉得自己应该到医院里去看看根龙。许三观来到医院的时候，看到根龙昨天躺着的那张病床空了，他心想：这根龙会不会出院了呢？ 他就问其他病床上的人：“啊，跟龙呢？”人们反问他：“跟龙是谁呀？”“哦，呃，就是昨天脑溢血住院的那个人呐。”“哦，嗯，他死了。”“跟龙死了。”许三观半张着嘴站在那儿，他看着那张空病床。 病床上已经没有了白床单，只有一张麻边的褥子。褥子上有一块血迹，血迹看上去有很长时间了，颜色开始发黑了。然后，许三观来到医院的外面，在一堆乱砖上坐了下来。深秋的风，吹得他身体一阵阵的发冷。 他把双手插在袖管里，脖子缩到衣领里面。他一直坐在那儿，心里想着根龙，还想着阿芳，想到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带着他去卖血，他们教他卖血前要喝水，卖血后要吃一盘炒猪肝，喝二两黄酒。 想到最后，徐三官坐在那儿哭了起来。一乐回到乡下以后，他觉得力气一天比一天少了，到后来连抬一下胳膊都要喘几口气儿了。与此同时，他的身体也是越来越冷。 他把能盖的都盖在了身上，还是不觉着暖和，就穿上棉袄，再盖上棉被睡觉。就是这样，早晨醒来的时候，两只脚仍然是冰凉冰凉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个月，一乐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他一连睡了几天，这几天他只吃了一些冷饭，喝了一些冷水。 于是他虚弱的说话都没有了声音。这时候，二乐来了。二乐是下午离开自己的生产队，走了三个多小时，来到一乐这里的。那时候，天快黑了。二乐站在一乐的门口，又是喊叫，又是敲门。一乐在里面听到了，他想爬起来，可是没有力气。 他想说话，又说不出声音来。二乐在门外叫了一会儿以后，把眼睛贴在门缝上往里看。他看到一乐躺在昏暗的床上，脸对着门，嘴巴一动一动的。二乐对一乐说：“哎，你快给我开门呐！外面下雪了，西北风呼呼的，把雪呀都吹到我脖子里了，我都快冻僵了。” 一乐，你快给我开门呐！嗨，你知道我来了，我我看到你在看我呢，你的嘴都在动，哎，你的眼睛好像也动了，你是不是在笑啊？啊，嗨，你别捉弄我，我再站下去就会冻死了，还他妈的，你别和我玩了，我的脚都冻麻了。哎，一乐。 你没听到我在跺脚吗？一乐，你他妈快给我开门呐！二乐在门外说了很多的话，一直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，屋里的一乐都被夜色吞没了。一乐还是没有起床给他打开屋门，二乐害怕了起来，他心想：一乐是不是出事儿了呀？ 是不是喝了农药准备自杀了呀？二乐心里这样想着，就抬起脚对准门锁踢了两脚，把一乐的屋门踢开了。他跑到一乐的床前去摸一乐的脸，一乐脸上的滚烫让二乐吓了一大跳，心想：“哎呀，一乐发烧了，起码有四十度呢。” 这时候，一乐说话了，声音十分的微弱：“二乐，我病了。”二乐连忙揭开被子，把一乐扶了起来。他对一乐说：“来，我送你回家，我们坐夜班轮船的回去。”二乐知道一乐病得不轻啊。 他不敢耽误，把一乐背到身上，就出门往码头跑去了。最近的轮船码头离一乐的生产队也有十多里路，二乐背着一乐在风雪里走了近一个小时，才来到了码头边。码头上一片漆黑，借着微弱的雪光，二乐看到了那个凉亭，就在道路的中间。 道路从凉亭中间穿了过去。凉亭的右边是石头台阶，一层一层的伸向了河里。这就是码头了。凉亭就是为了这个码头修建的，它建在这里是为了让后船的人躲避雨雪，躲避夏天的炎热。 二乐背着一乐走入里面通风的凉亭，他把一乐放了下来，放在水泥砌出来的凳子上。他才发现一乐的头发上、脊背上全是血。他用手把一乐脊背上的血拍干净，又拍去一乐头上的血。一乐的头发全湿了，脖子里也湿了。一乐。 浑身哆嗦着，对二乐说：“二乐，我我我冷。”二乐这时候热的是全身是汗，他听到一乐说冷，才看到外面的风雪正呼呼的吹到亭子里来。他脱下自己的棉袄裹住了一乐，一乐还是不停的哆嗦，二乐就问一乐。 夜班轮船什么时候才来呀？一乐回答的声音几乎听不到，二乐把耳朵贴在他的嘴上，才听到他说：“十分钟。”二乐心想，现在最多也就是七点，离上船还有三个小时呢。 在这风雪交加的亭子里坐上三个小时，还不把一乐给冻死啊？他让一乐坐到地上，这样可以避开一些风雪，又用自己的棉袄把一乐的头和身体裹住。然后他对一乐说：“一乐，你就这么坐着啊，我跑回去给你拿一条被子来啊。”说着，二乐往一乐生产队的家跑去了。 他拼命的跑，一刻都不敢耽误，因为跑得太急，一路上他摔了好几跤，摔得他右胳膊和屁股左边一阵阵的疼。跑到一乐的屋子里，他站着喘了一会儿气，接着抱起一乐的被子，又奔跑了起来。到二乐跑回到亭子里的时候，一乐不见了。 二乐吓得大声喊叫了起来：“一乐，一乐！”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：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